第二十八集，萤火虫朝帐篷的门帘飞过去，林和熙从油虫的双腿中间站起来，打开门帘，把它放了出去。油虫神色恢复如常，双腿交叠坐在帐篷里。你把我叫起来，就是为了给我看这个？林和熙迟疑一瞬，还是在月光下点了点头，将他面上的情绪看在眼底。 油虫压下眼底的若有所思，也没有再去追问，只开口道：“那么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林和熙动作缓慢的伸出腿去穿鞋。油虫已经垂头在看手机，似乎不再将目光投放在他身上。林和熙穿好鞋，在帐篷外站定：“我走了。”油虫头也不抬的道：“帮我把门帘放下来。” 林和熙依言替他放下了帐篷的门帘，却没有马上离开。月光被隔绝在外面，帐篷里再度陷入黑暗。尤虫也没有急着躺下去，而是指尖夹着手机等了两秒。耳旁迟迟没有离开的脚步声传来，片刻之后，帐篷的门帘再次被人从外面掀开，林和熙那张漂亮的脸从月光里探了出来。想了想，还是觉得。 不去看有点可惜，一个人去看又没什么意思，所以， <laughs> 他顿了顿，脸上扬起微微的笑意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林子里看萤火虫？尤充满脸意料之中的神情。那就去。不断在心中自我铺垫的林和蝎，闻言也只是下意识的轻笑出声，并且还在锲而不舍的打算说服他。 躺在这里睡觉多没意思啊！不但要被我吵醒，还要被看星星回来的人吵醒。与其……他说到一半，陡然惊讶的睁大眼睛，直勾勾看向已经起身的油虫。对方先眸扫向堵在门边不动的人，没好气的问：“你还去不去？”林和熙顿时喜笑颜开，大步退开给他让路：“去，当然要去。” 进入树林以前，他们关掉了手机上的灯。林子里很黑，草丛又很深。油虫大约是夜视能力不错，走的也比林和西要快。片刻之后，察觉到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小，油虫原地停下来等他。低沉悦耳的嗓音在黑夜中散开。人长那么高，走起路来比女人还要慢。裤腿擦过枝叶的细碎声响逐渐清晰。 追上来的林和西同样放低声音：“这里太黑了，看不清路。”游虫毫不留情的取笑他：“哼， <laughs> 你该多吃一点胡萝卜。”林和西在黑暗中漫不经心的先唇，对他的提议不予置评。游虫伸长手臂，似乎朝他递出了什么东西，下一秒，他的手背撞在了结实坚硬的手机上。 林和西不明所以，手机给我干嘛？尤崇言简意赅，握住他。林和西从善如流的伸出手，却握住了尤崇温热宽大的手背。寂静黑夜中，眼睛的用处已经变得不大，指腹下传来的温度和触感在脑海中被无限放大。林和西握着对方的手背，少有的出神一秒。 由冲微恼的声音将他拽回现实中来。我是让你握手机，不是让你握我的手。即便此时看不出来，他的脸色还是有些黑。你还要握我的手到什么时候？林和西把手往回缩一点，终于准确无误的摸到对方的手机。他轻声嘀咕：“你的手机也就这么点大，摸不到你的手才不正常呢。” 游虫不欲与他争辩，握着手机的另一端带他继续往前走。林和西面上微愣，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对方的用意，无言以对的低喃出声：“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直男。”萤火虫的位置似乎发生了变化，走到林子中间时，他们才看到大片漂亮闪烁的萤火海洋。 尤虫从他手中抽回手机，在草丛间蹲下来，打开手机自带的相机，手动调节相机的拍摄参数，想要拍几张萤火虫的照片。顺势在他身侧跟着蹲下，林和熙侧头在他的手机上扫一眼：“你玩摄影啊？”尤虫道：“不玩。”林和熙兴致盎然地挑起眉间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又听对方道。 不过，我也不是只会用手机相机上的自动参数来拍照的傻子。只会用自动参数的傻子丝毫不恼，甚至还轻声笑了笑。他们拍的照片就打算原路折回，岂料计划却出了点小小的差错。原因无他，他们在林子里遇上了看星星回来的那群人。起初，林和西还心中纳闷儿。 这片林子分明和沼泽地是两个背道而驰的方向，也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绕过来的。直到听见有人激动高喊：“我就说我看见了萤火虫时，他才面露了然。杂乱重叠的脚步声已经由远及近而来，此时两人就这么站起来，必定会迎面撞上那些人。林和西倒是不怎么在意。” 他慢吞吞转过头，无声地看向身侧的油虫。来人中有周轩和赵度，显然油虫并不太愿意被他们撞见自己和林和熙单独出来。他没有起身，甚至长腿微屈，原地坐了下来。林和熙见状，也配合地蹲在原地没有动。大批人的突然出现惊动了萤火虫，浮在半空里的大片银黄色的光点被冲散。 渐渐隐匿在漆黑的树丛间，原本兴奋不已的学生们此时失望唏嘘，纷纷亮起手机里的灯光，陆陆续续从暗下来的树丛间穿行而过。暖黄色的微弱光芒从树丛间穿插交错着乱扫而过，在光束直直打向他们所在方向的前一秒，油虫垂头的同时也伸手将林和希的头摁了下去。 两人挨得极近，油虫的手摁在他的后脑勺上，从后方看过去，就像是摸着他的发顶，将他半搂在怀里。林和熙已经蹲得双腿毫无知觉，忍不住将身体重心移向油虫在的左侧，悄悄抬起右边的脚，幅度微小的活动。手机光再度从头顶上方照过来，瞥一眼林和熙那头格外显眼的茶棕色短发。 油虫又将他往下按了按，后者猝不及防，身体骤然失去平衡，朝右侧地上歪过去。此时摔在地上发出声音，必定是得不偿失。摁在他发顶的那只手瞬时滑落到林和熙肩头，油虫搂住他的肩膀，将人往自己的方向按来。林和熙身形不稳，混乱间双手抵住他的腰，脸向下被他按入怀里。油虫骤然僵住。 下颚线条不自觉紧绷，却还是没有把人推开。隔着宽阔结实的胸膛，对方胸腔内沉闷有力的心跳落入林和希耳中，仿佛与他自己的心跳声渐渐重叠。尤虫将他摁在怀里，腰侧被他碰到的地方轻微灼烧，鼻尖盈满属于他的气息，两人皆有些神情微妙。